为全明星提供新面孔最多的是微草战队。许斌转会微草，接过邓福生的骑士角色独活以来的半个赛季，发挥异常出色。这个在圈内原本就很被看好的选手，终于在登陆豪门战队后拥有了匹配的人气。这赛季成功入选了全明星。再一位，高英杰。 微草战队鼎鼎有名的少年天才，一直在保护中成长。他错过了竞争最佳新人的机会，但在成为微草的正式主力之后，却一举入选了全明星。这位天才的表现符合人们对他的期待。这半赛季以来，在微草战队中屡屡有核心级的表现，大将之风正在养成。 而且他和队中大神王杰希属于同队同职业，这种情况下得来的票数可谓相当扎实。因为粉丝们通常会把票投给自己最喜欢、最支持的选手，而荣耀粉丝通常又都是荣耀玩家，他们本身所喜欢的职业，从一定程度上就限定了他们会喜欢的选手。高英杰和王杰希同队同职业。 既要瓜分同是微草支持者的票数，又要瓜分魔道学者玩家的票数，依然跻身全明星，难度可比正常情况下要大很多。和高英杰情况相似的，那就要数蓝雨的卢瀚文了。卢瀚文被称为本赛季最大的发现，这个史上最年轻的职业选手，从第一次登场亮相就不断吸引着观众的眼球。 他的技术或许还不够成熟，他的经验或许还不够丰富，但他在场上的激情和活力却是很多大神选手都没有的。如果让一般专家来分析投票，卢汉文恐怕未必能入选。但是全明星是粉丝投票，这里没有理智的分析，投票并不意味着你最强，意味着是对你的支持和喜爱、期待和祝福。 卢汉文在玩家群中赢得了这些，所以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全明星。再一位新面孔，则是来自新科冠军队的柔道选手吕博远。吕博远在上赛季的季后赛中表现突出，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拿下总冠军后，自然汇集起了相当的人气。夏天转会市场。 轮回大手笔购进微草战队的全明星柔道角色，然而新赛季一开，吕博远操作的却依然是他在轮回的柔道角色云山乱。只是大家很快发现，原本属于沾衣乱飞的经典柔道银装，此时已经纷纷武装到了云山乱身上。轮回战队似乎并不稀罕沾衣乱飞这个柔道全明星角色所具备的人气。 如此操作，显然意味着一个全明星角色的陨落，这让很多喜爱沾衣乱飞的柔道玩家愤恨不已。云山乱似乎先天性的就失去了一些支持者，但不管怎样，这次全明星投票选举的结果中，吕博远和他的云山乱赫然在列，成为了新一代的柔道全明星。以上四人是本次全明星中的新面孔。 除此，都是至少入选过一次全明星的人。已成名的选手拥有了稳定的粉丝支持，在这样的投票中想掉出榜单，那就比较困难了。尤其像一些大神，哪怕这赛季的发挥极其糟糕，甚至干脆没有怎么出过场，单凭粉丝这份厚爱，都能强制入选。入选的二十四人，要说最为尴尬的。 还得说百花战队的邹远。邹远，这已经是第二次入选全明星了，但事实上，以他的技术、他的名气，甚至场上的发挥，都未见得有这么高的人气。去年入选是因为他手里操作的是顶尖神级角色，弹药专家百花缭乱，粉丝们冲着角色投票，硬是把他送上了全明星的宝座。而今次呢？ 因为夏天发生的张家乐复出加盟霸图，跟着霸图又把百花缭乱收购过去的事件，让很多人极其不爽，于是把票砸给邹远和他现在所用的角色花繁似锦，就成了这帮人呛气的举动。于是凭借这样的特殊事件，邹远再一次入选全明星。这样的方式让邹远完全没有觉得走运，除了尴尬就是尴尬。 其实本届全明星多出四个新面孔，也有一定的特别原因。夏季微草的全明星选手邓福生的退役，让出一个全明星席位；但是更给力还是加世直接出局去玩挑战赛，一下就空出三个稳定的全明星席位。而这些空出的席位背后，代表的就是大量无数的票数。邓福生的还好说。 毕竟他的票数有相当多，就是微草粉投的。他一退，这些人的票直接转投他的接任者许斌，或是其他微草选手，都是很顺理成章的选择。而嘉世那边就尴尬了，全队出局，让嘉世粉手中的票票干脆无处可投，结果自然是找顺眼的投，或是找不顺眼的竞争对手投。 于是，像卢汉文这样抢眼的新人，奔放的直接杀进全明星的席位，也就有些情理之中了。本赛季中立票实在有点多，最终，本赛季也成了史上职业空白最多的一次全明星。荣耀二十四职业，全明星二十四位，个中意味当然是相当明显的。但是从第一届开始迄今。 就没有刚刚好二十四个全明星对上二十四职业过，最悲剧的就是召唤师职业，迄今为止还没有该职业的选手成为过全明星。相较而言，上届全明星在职业方面已算比较全面了，只缺召唤师和守护天使两个职业，鬼剑士和流氓有重复入选，而本赛季的二十四位全明星。 职业重复多达五队，李轩和吴宇策的鬼剑士就不必说了，一直是重复入选。除了这两位，两大豪门战队微草、蓝雨也各做出贡献，分别将魔道学者和剑客搞重复了。再有就是流氓职业，重复了上赛季的格局，唐昊和林敬言一共入选，只不过这一次唐三达已成唐昊的角色。 而林敬言手中则是霸图战队为他重新打造的流氓角色冷暗雷，而另一对同职业的恩怨纠葛，比起这对流氓可就要深刻多了。而巧合的是，这一对恩怨和唐昊、林敬言却也有一些微妙的联系，因为唐昊是出身于百花战队，而张家乐现在却又是林敬言在霸图战队的队友。 此次携百花缭乱在退役一年后重返全明星，和那边百花战队，他和百花缭乱的接班人邹远和花繁似锦撞了个正着。这些人在全明星上会发生怎样的碰撞？这让好事之徒早已经骚动不安了。只是比较遗憾的是，这四人是不可能以新秀挑战赛这种点名战的方式碰撞了。 最后的全明星赛会不会出现他们的直接碰撞，那就不太好说了。全明星周末将所有职业选手和角色聚集在一起，而这当中又充满了各种各样复杂诡异的关系。场上对手，场上朋友，这种话说来容易，但这能处理妥善的实在没有几个，尤其是那些带着争议转会而去的选手。 在面对旧东家时，能有几位还可以心平气和的，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大家不会粗暴到把 PK 发展到场下，但在赛场上带着各种情绪进行宣泄，那就再正常不过了。而这种宣泄，事实上却是远比和谐更让人期待的看点。全明星周末前出版的电子竞技周报上。 就唯恐天下不乱的把这些看点给梳理了一遍。又一年的全明星周末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轰轰烈烈的开始了。星星战队由叶修、包子、陈果、唐柔组队的一行四人也在当天抵达了 B 市。惨遭飞机晚点的四人从下飞机开始就接受起了楼冠宁安排的全程接待。 专车将四人直接送往了举办本次全明星周末活动的微草主场。负责接待的人还在研究怎么带路时，叶修却已经轻车熟路的引着几人进了比赛场馆。倒是找座位的时候，叶修也不是太熟悉，观众席实在是没怎么坐过。楼冠宁给叶修他们搞来的票位置当然差不了。 比去年陈果弄到的三张要强多了。由于飞机晚点，三人入场时，全明星的开场秀就已经结束了。此时已经开始了历届活动第一天的内容——新秀挑战赛。本赛季，全息投影技术全面引入比赛现场。经过半个赛季，观众已经完全适应和喜欢上了这种方式。 现场的观感有了质的飞跃，各队主场票房都在本赛季刷出新的纪录。全明星周末的活动当然也不例外，也是要采用该种技术。叶修四人找好位置落座的时候，新秀挑战赛第一场都已经打完，选手都退场了，只顾让座位的四人连这场是谁和谁打的都没闹明白。 现场解说已经在公布第二场新秀挑战赛的对阵名单了。新秀方面出战的赫然是本赛季最引人注目的新秀，赛季过半，似乎就已经最佳新人的史上最年轻的职业选手蓝雨战队的卢瀚文。蓝雨和微草可是一对死敌，这次全明星周末是在微草的地盘儿。 蓝雨战队的选手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可想而知。但是这个年仅十四岁的小选手往台上一站，却让微草的粉丝们都有些不忍心报以嘘声，最后只不过是掌声有些稀烂而已。现场的主持却也知道卢汉文现在正当红，于是和他聊的话题也多了一些。卢汉文丝毫不怯场，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气氛一团融洽。直到最后，主持才问出了最受大家关心的问题：“那么，小卢选手这次准备挑战的选手会是谁呢？”让我来猜一下，是不是你们同队的前辈黄少天大神呢？不是，卢汉文摇了摇头。“哦，那会是谁呢？”主持对自己的猜测本是蛮自信的。 此时听到这回答，略略意外了一下。结果就见卢汉文拿起话筒，转身面对选手席的方向：“微草战队的刘小别前辈，出来决个胜负吧。”